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当三乐八岁、二乐十岁、一乐十一岁的时候，整个城里。 都被水给淹了，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多，最浅的地方也淹到了膝盖。在这一年六月里，许三观的家有七天成了池塘，水在他们家中是流来流去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还能听到波浪的声音。水灾过去后，荒年也就跟着来了。 许三观说：“哎呀，好在这床底下还有两缸米呀。”许玉兰说：“哎，床底下的米现在可不能动，厨房的米缸里还有米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能再吃干饭了。我估算过了，这灾荒啊，还得有半年呢，要到。” 明年开春以后，地里的庄稼都长出来以后，这灾荒才会过去呀。咱们家里的米只够我们吃一个月，如果每天都喝稀粥的话，也只够吃四个月多几天，剩下还有一个多月的灾荒，可怎么过呀？总不能一个多月不吃不喝，要把这一个多月拆开了。 插到那四个月里去，趁着冬天还没有来，咱们呢到城外去采一些野菜回来。厨房的米缸过不了几天就要空了，刚好把它腾出来放野菜，再往里面撒上盐。野菜撒上了盐就不会烂，起码四五个月不会烂掉。家里呢还有一些钱。 我藏在褥子底下，这些钱你不知道，是我这些年买菜时节省下来的，有十九元六角七分呢。拿出来十三元去买玉米棒子，能买一百斤回来，把玉米剥下来自己给磨成粉，估计也有三十来斤吧。玉米粉混在稀粥里一起煮了吃，稀粥啊就会很稠。 喝到肚子里也能觉着饱了。许三观就对儿子们说：“啊，我们喝了一个月的玉米稀粥了，你们脸上红润的颜色喝没了，你们身上的肉也越喝越少了。” 你们呐，一天比一天无精打采。你们现在什么话都不会说了，只会说饿饿，我饿。 <laughs> 好在你们的小命儿都还在呀。现在呀，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过苦日子。你们到邻居家去看看吧，啊。 再到你们的同学家里去看看，每天有玉米稀粥喝的已经是好人家了啊！这苦日子还得往下熬啊！米缸里的野菜你们都说吃腻了啊？吃腻了也得吃啊！你们想吃一顿干饭，吃一顿不放玉米粉的饭，哈哈。 我和你们的妈妈商量了，啊，以后会做给你们吃的，但现在还不行啊。现在呀，还得吃米缸里的野菜和玉米稀粥。你们说，玉米稀粥也越来越稀了啊？ <laughs> 这倒是真的，因为这苦日子还没有完呢，苦日子。 往下还很长啊！啊，我和你们的妈妈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好先把你们的小命保住啊，别的就顾不上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啊，只要把命保住了。 熬过了这苦日子，往下呀啊，那就是很长很长的好日子了。 <laughs> 现在你们还得喝玉米稀粥啊，稀粥是越来越稀。你们说尿一泡尿，肚子里就没有稀粥了啊？哎，这话是谁说的？哦，是一乐说的，我就知道这话是他说的。 你这小崽子，你们整天都在说饿，饿啊！我饿，哎，你们这么小的人，一天喝下去的稀粥也不比我少啊！可你们整天的说饿，饿，我饿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们每天还出去玩啊，一喝完粥就溜出去，我叫都叫不住。 三乐这小崽子今天还在外面喊叫啊！这时候还有谁会喊叫啊？这时候谁说话都是轻声细气的，谁的肚子里都在咕咚咕咚的响着，本来就没吃饱啊！一喊叫，再一跑啊，喝下去的粥，哎他妈的还会有吗？早他妈的消化干净了。 从今天起啊，二乐、三乐啊，还有你一乐啊，喝完粥以后啊，都给我上床去躺着，不要动，一动就会饿的啊！你们呢，都给我静静的躺着。嗯，我和你们的妈妈也上床躺着。我不能再说话了，我饿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 我刚才喝下去的稀粥，一点都没有了。许三观一家人从这天起，每天只喝两次玉米稀粥了，早晨一次，晚上一次。别的时间，全家都在床上躺着，不说话也不动。一说话一动，肚子里就会咕咚咕咚起来，就会饿。不说话。 也不动，静静的躺在床上，就会睡着了。于是啊，许三观一家人从白天睡到晚上，又从晚上睡到白天，一睡就睡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七日。这一天晚上，许玉兰煮玉米稀粥时，比往常多煮了一碗。 而且玉米粥也比往常稠了很多。他把许三观和三个儿子从床上叫了起来，笑嘻嘻的告诉他们：“哎，今天呐，有好吃的。”许三观和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坐在桌前，伸长了脖子看着许玉兰端出来什么。结果。 徐玉兰端出来的还是他们天天喝的玉米粥。先是一乐失望的说：“呃，呃，还是玉米粥啊。”二乐和三乐也跟着同样失望的说：“还是玉米粥啊。”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仔细看看，这玉米粥比昨天的，比前天的，比以前的。” 那可是稠了很多呀。许玉兰说：“你们喝一口就知道了。”三个儿子每人喝了一口以后，都眨着眼睛，一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许三观也喝了一口。许玉兰问他们：“知道我在粥里放了什么吗？”三个儿子都摇了摇头。 然后端起碗儿，呼呼的喝了起来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哎呦，你们真是越来越笨了啊！ <laughs> 连甜味道都不知道啦！” <laughs> 这时候，一乐知道粥里放了什么了，他突然叫了起来：“是糖！粥里放了糖了！”二乐和三乐。 听到一乐的喊叫以后，使劲的点起了头，他们的嘴却没有离开碗，边喝边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许三观也哈哈的笑着，把粥喝的和他们一样的响亮。徐玉兰对许三观说：“今天呢，我把留着过春节的糖拿出来了。” 今天的玉米粥啊，煮的又稠又黏，还多煮了一碗给你喝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今天呢，是你的生日。许三观听到这儿，刚好把碗里的粥喝完了，他一拍脑袋叫了起来：“哎呦，今天就是我妈生我的第一天呐！”然后。 他对许玉兰说：“所以你在粥里放了糖啊？这粥啊也比往常稠了很多。哎呀，你还为我多煮了一碗。啊，看在我自己生日的份上啊，我今天呢，就多喝一碗了。”当许三观把碗递过去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晚了，一乐。 二乐、三乐的三只空碗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，朝许玉兰的胸前塞了过去。他就挥挥手说：“哈哈哈，哈给他们喝吧。”哎，不能给他们喝呀！这、这、这一碗是专门为你煮的。哎，谁喝了都一样，都会变成屎。 哈哈哈哈哈！就让他们去多拉些屎出来啊，给他们喝。然后，徐三官看着三个孩子重新端起碗来，把放了糖的玉米粥喝得哗啦哗啦的响。他就对他们说：“哦，喝完以后啊，你们呐，每人给我磕一个头，哈哈哈，算是给我的寿礼了。” 嗯，说完以后，徐三观有些难受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？小崽子苦的都忘记什么是甜啊，吃了甜的都想不起来这就是糖了。”哎。 三个孩子喝完了玉米粥，都伸长了舌头舔起了碗儿，舌头像是巴掌似的，把碗儿拍得噼啪响，把碗儿舔干净了。一乐放下碗来，问许三观：“爹，现在是不是要给要给你磕头了？”啊，你们都喝完了吗？许三观把三个孩子挨个看了一遍。 你们喝完了粥啊，该给我磕头了。一乐问：“呃，我们是一个一个轮流着给你磕头，还是三个人一起给你磕头？”啊，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从大到小啊。一乐，你先来啊。一乐走到许三观的前面。 跪到地上，然后问许三观：“那要磕几个头？”三个，一乐就磕了三个头，然后二乐和三乐也给许三观磕了三个头。许三观看他们都没有把头碰到地上，就说：“哎，那别人家的儿子给爹磕头，脑袋呀都把地敲出声响来了。” 你们三个小崽子，都没碰着地啊！徐三官说完以后，一乐说：“那啊，刚才不算了，我们重新给你磕头。”说着，一乐就跪下去，把脑袋在地上敲了三下。二乐和三乐也学着一乐的样子，用脑袋去敲地。徐三官听着他们把地敲得咚咚直响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 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啊！我眼睛看着你们磕头了，耳朵呀也听到你们磕头了。行了，行了，我已经收到你们送的寿礼了。二乐又说了：“爹，我们一起给你磕一次头。” 哎，行了行了，不用了啊，不用了。说着，三个孩子排成一排，跪在地上，一起用脑袋敲起了地。他们咯咯笑着，把地敲得咚咚响。徐三官急了，走上去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提了起来。哎呀，别磕了，别磕了啊！你们这个地方是脑袋，不是屁股。 啊，这个地方不能乱敲，把自己敲成了傻子，那倒霉的还是我呀！啊， <laughs> 然后许三观重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让三个孩子在前面站成一排。他对他们说：“啊，换成别人家呀，儿子给爹祝寿啊，哪送的礼呀？堆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呐！” 嗯， <laughs> 不说别的，光那寿桃啊，就是一百个，还有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哈哈哈，什么都有啊！哦，再看看你们给我祝寿，哦，哎呀，什么都没有，呃，只有几个响头。哈哈哈。徐三官看到三个儿子互相看来看去的，他继续说。 嘿嘿，你们呐也别看来看去啦！你们三个都穷的皮包骨头，你们能送我什么呀？你们呐能磕上几个响头给我，我就知足了。这天晚上，一家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许三观对儿子们说：“我知道。” 你们心里最想的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吃啊啊！你们想吃米饭啊，想吃啊用油炒出来的菜啊，想吃鱼啊、肉啊的啊！今天呐，我过生日，你们都跟着享福了。 啊，连糖都吃到了， <laughs> 可是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想吃啊啊，还想吃什么呢？嗯，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，今天呢我就辛苦一下啊，我用嘴呀给你们每个人炒一道菜啊。 你们呢，就用耳朵听着吃了，啊，别用嘴啊啊，用嘴呀，那是连个屁都吃不到。好了，都把耳朵竖起来啊！我马上就要炒菜了啊！哎，想吃什么呀？啊，你们自己点。啊，哎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先从三乐开始啊！哎，三乐啊。 三乐，想吃什么呀？三乐轻声说：“我我不想再喝粥了，我我想吃米饭。”哈哈，米饭有的是啊，这米饭哪不限制啊？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哦。爹呀，问的是你呀，想吃什么菜呀？ 爹，我想吃肉。哦，好，三乐呀，想吃肉了。嗯，那好，我呀就给三乐做一个红烧肉。啊，这肉啊有肥有瘦的。那这这红烧肉的话呀，最好是肥瘦各一半，而且呀还要带上肉皮。嘿嘿，我呀。 这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有手指那么粗，啊，半个巴掌那么大。嗯，我给三乐呀，呃，切三片爹，给我切四片肉。嗯，那好，我呀给三乐切四片肉。爹，嗯，给我切五片肉吧。 哎，你最多只能吃四片啊！你这么小一个人，五片肉会把你撑死的。我呀，先把这四片肉放到水里煮一会儿，啊，煮熟了就行了，不能煮老了。煮熟了以后拿起来晾干，晾干以后啊，放到油锅里一炸，再放上酱油啊，放上一点五香面 啊，放上一点黄酒，嘿嘿，再放上水，就用文火慢慢的炖，炖上两个小时，啊，水差不多就炖干了，这红烧肉就做成了。这时候，许三观听到了吞口水的声音，他继续说：“我呀，就揭开锅盖儿。” 一股肉香啊，是扑鼻而来呀！啊，拿起筷子夹一片放到嘴里一咬，许三观听到吞口水的声音是越来越响。啊，是呃三乐一个人在吞口水吗？这声音怎么这么响啊？哎呀！ 一乐和二乐也在吞口水吧？啊，哎，徐兰，你也吞上口水了？哎，你们听着啊，这道菜呀是专给三乐做的，只准三乐一个人吞口水。你们要是吞上口水呀，就是说你们在抢三乐的红烧肉吃啊啊！你们的菜在后面呢啊，先让三乐吃着心里踏实了。 我再给你们做啊，三乐啊，你把耳朵竖直了啊！嗯，夹一片放到嘴里一咬，味道是肥的，是肥而不腻；瘦的呀，是丝丝饱满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文火炖肉啊？就是为了让味道全部都炖进去呀。 嘿嘿，三乐的这四片红烧肉啊，呃，是，哎哎哎哎，哎，三乐啊，你呀可以慢慢的品尝了啊，嘿嘿。接下去呀是二乐，二乐呀，想吃什么呢？爹，我也要红烧肉，我要吃五片。好，爹呀，现在。 就给二乐切上五片肉，嗯，肥瘦各一半，放到水里一煮，煮熟了拿出来晾干，再放到……哎，爹，一乐和三乐在吞口水呢。一乐，啊，还没轮到你吞口水呢啊。嗯，这二乐呢是五片肉，放到油锅里一炸，再放上酱油。 奉上五香面哎，爹，三乐还在吞口水呢。哦，这三乐吞口水啊，吃的是他自己的肉，不是你的肉啊，你的肉啊还没有做成呢。许三观给二乐做完红烧肉以后，就去问一乐：“一乐啊，你想吃什么呀？”红烧肉。 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